愿我们为怜悯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在上个礼拜的正道，我们都在谈合而为一，记不记得？合而为一，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一直求天父赐给他的门徒，也赐给我们这个合而为一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合而为一，在基督里的合而为一。 还有在行为上的合而为一，我们弟兄姐妹们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，很好的合而为一。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《创世纪》第十一章一到九节是好不一样的。我们看到一群人，他们是合而为一的，但是他们的合而为一是不好的，是很坏的，是很邪恶的。 这群人都是在一起的，在一个城市里面，但是他们就呃，但是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合一而来，合一合而为一来违背上帝。他们如果分散，但听从上帝的话，就会比他们那样合而为一的违背上帝好。我们现在就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从第一节开始看。 那时，天下人的口音、言语都是一样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士那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他们说：‘来吧。’”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：“看啊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”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 首先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如何强调他们是合而为一的？经文说，天下人的口音、言语都是一样。上帝自己也说，他们是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但是，他们的合一，他们的一致是用来犯罪。他们在两方面都是邪恶的。 首先，他们那样想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上，这已经是不对的。挪亚一家人离开方舟的时候，上帝很清楚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”这也是上帝告诉啊挪亚夏娃的话。 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可能是挪亚离开方舟差不多一百年之后的事。挪亚和他的家人还活着，这些巴别的人，他们明明知道他们不要挤在一起，都在一个大城市里面，但是他们就是故意要这样做，免得他们做上帝要他们做的，就是分散在全地上。 好，这是第一个他们的罪，他们故意违背上帝清楚的命令。第二个罪呢，其实就是跟第一个罪有关，就是他们要建造那座城和那座塔，塔顶通天，通天为要传扬他们的名。其实这个跟第一个罪有关，他们一定要做这些，为了传扬他们的名。 他们本来应该要传扬上帝的名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不要听从上帝。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也不要传扬上帝的名，他们反而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。他们就是骄傲，就是要人注意到他们，赞美他们，而不是注意到赞美上帝。 所以这些人就是根据他们的罪恶来开始建造那座城和那座塔。那么他们在试着把那座塔造上去、造上去的时候，经文说上帝降下来、降下来、一直下来，要看他们在干什么。我们现在继续看我们的经文，从第五节开始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 耶和华说：“看呐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如今，既做起来这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”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编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这些巴别的人想要把那座城盖上去，盖上去，但是唯一真的上去的是他们的罪。因此，上帝就降下来停止他们的邪恶。上帝混乱了。 他们共同的语言使他们不能继续盖上去，并且这也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这就是上帝原来所告诉他们要做的旨意。他们本来故意不要做，但是现在他们没办法，他们就被上帝强迫去做。那么我们很容易怪那些巴别的人。 有可能我们曾经生过他们的气，因为我们这里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每一个人，也许两位美国人不是，但是我们差不多这边每一个人都因为世界上这么多不同的语言，都受过很多苦，对不对？无论无论你们是要学英文或者要学中文或者学其他的语言，都很痛苦，很痛苦。那或者因为你们你们你没有学好就。 被限制的很，就很不容易。哎呀，那些巴别的人让我们这么辛苦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如果当时在那里的话，我们大概会做的跟他们一样。你可能没有想过盖一座通天的高塔，但是你和我像巴别的人一样，都想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。 我们要别人注意到我们，注意到我们所做的；我们要别人夸奖我们。第二，我们也常常违背上帝清楚的命令。那么，上帝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住在城市里面，但是他给我们很多其他非常清楚的命令。就像上礼拜我所提到的，圣经说我们要存心谦卑。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我们常常就是不做。好，第三方面，巴别的人当时挤在一起为了犯罪，你是否曾经也这样做过？挤在一起的时候，是否讲别人的坏话？或你们或聚呃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喝酒？ 喝到醉了，或你们小孩子的，当父母叫你们做功课，或者整理房间，或者准备晚餐的时候，你们还是挤在一起玩，故意不听爸爸妈妈的话。我们都要承认，我们不能光怪巴别的人，我们也要怪我们自己，我们都是罪人。 其实，因为我们一样是罪人。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上帝没有现在再一次的降下来混乱我们的语言？像今天早上，我们都用中文，但是他也可以降下来。我们都是罪人。啊，四千多年前，上帝就是那样做，他混乱了巴别人的语言，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。他这样做，其实一方面是恩典。 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，他们会越来越邪恶，因此受到更可怕的惩罚。但是这也还是一个惩罚，他们不能继续在一起，而需要分散。但是上帝并没有这样就停止他跟世上的人的关系。圣经的下一章《创世纪》第十二章就开始一个很长的故事。 上帝的一个很长的计划，在这个计划、这个故事最后的部分，上帝要完全解决人罪恶的问题。在下一章圣经就开始记载，上帝如何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，降下来受我们、我们所有的罪人，因为我们的罪恶应该受的惩罚。但是这爱子。 也会打败这些罪，打败撒旦，撒旦也打败死亡。下一章就开始记载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的故事。上帝在下一章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上帝拣选了他，就是为了借着他的后裔，这一位后裔就是耶稣。借着耶稣祝福那被分散的万国万民。 那么耶稣来差不多六百年之前，上帝借着先知西班牙给百姓一个很有意思的预言。他说：“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，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地侍奉我。”是很有意思。上帝说他要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。 也使他们同心合意，这样好像就会逆转了巴别和咒诅。那么上帝说他那时会做这个，但是这个那时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在今天五旬节圣灵降临日，我们就看到这个那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。 两千年前，在第一个圣灵降临日的时候，圣灵就是降下来，一直降下来到我们罪人当中。但是他来不是为了惩罚我们，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他来是为了给耶稣的门徒特别的勇敢，也给他们特别的才能，就是能说别国的语言。 那为什么圣灵要突然给他们这个才能呢？是因为当时因为是五旬节，耶路撒冷是充满了人，这些人是从好多不同国家来，他们本来都是分散的，但是他们现在都聚集在一个城市里面。但是这次集在城市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这次聚集就是上帝的旨意。 因为上帝要趁这个这次的聚集拯救他们，那么这些人因为巴比的咒诅，他们讲很多不同的语言，但是现在圣灵降临给门徒才能可以讲他们的语言，并且门徒就用这个才能跟他们传讲耶稣，耶稣如何几个礼拜前已经为他们死，为他们复活。 当天，上帝借着这在那么多不同语言所传的福音，使三千人信而受洗，因此他们得救，自己也领受圣灵。这样，如巡节就是逆转了巴别。因这三三千人受洗，他们就与基督联合了，因此他们自己在基督里也是互相合而为一的。 在树林上，他们已经不是分散了，他们都进入了上帝的家。他们几天后还是分散，回到他们的家乡去。但是他们已经与上帝和好，自己也都连接了，并且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使人合一的福音带回到他们的家乡去。 上帝也继续借着这福音，使更多人连呃连接了福音，这样就被传到世界全地。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方，所有的民族，用几乎所有的语言，人都听过福音，因为福音这样被传开了，我们自己也都听到了。我们无论听到的是普通话。 广东话、福州话或者英语，上帝也使我们信这福音，借着洗礼也使我们与耶稣连接了，也因此就互相连接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弟兄姐妹们，即使我们在语言上还是有些障碍，但是在属灵上，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合而为一的。 借着福音，上帝也洁净我们的口，像西班牙先知所预言的一样，他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心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赦免了我们骄傲的罪，我们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，他赦免了我们明明违背上帝各种的旨意的罪，他赦免我们聚集在一起时而犯罪，无论是什么罪。 今天早上，上帝再一次的降下来，一直降下来到我们这里，借着他的道，借着圣餐，他赦免我们的罪。他今天降下来是为了拯救我们，恢复我们。这赦罪的福音使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。但是像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常常不把这合而为一。 活出来。我们今天早上，我们聚集在这里，的确是用合一的心、合一的口，一起承认我们的罪，也一起用使徒信经承认上帝的恩典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其他的时间常常还是用我们的口，为了犯罪。在巴别那时候，人聚集在一个城市里面，为了犯罪。 在 Evansville 和 Newberg 这些城市里面，我们也常常这样做。在这些城市一直是一个老我新我的征战，因此我们都一直盼望住一个完全合而为一的城市里面，住一个没有罪恶的城市里面。我之前提到亚伯拉罕，圣经说他当时。 就是盼望住在这样的城市里面。希伯来书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，呃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，呃居住帐篷。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上帝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，都期待这样的城市，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上帝而不是罪人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 上帝也应许我们，他就是要给我们住这样的城市。我们最近看了很多启示录的经文，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，上帝借着使徒约翰形容这座城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。” 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，呃，哭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我未见城内有电，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围城的电。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上帝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围城的灯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在这世界上，在这世界上的城市里面，我们的罪常常上去。 上去，一直到上帝那里去，就像巴别人的罪一样。但是在他的怜悯里，上帝主要所赐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拯救。他首先叫他儿子降下，降下，一直到我们罪人这里来，为了救赎我们。接下圣灵也降下，降下到我们这里来。 使我们能听到福音，也使我们信这福音。今天早上，上帝再一次的降下，降下到我们这里来，在他的道，在圣餐里面，为了赦免我们，兼顾我们。最后，我们知道，上帝还会最后一次照着他的应许。 将下，将下来，在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我们会在这座他所造的天堂的城市里面与他活着。我们在那里会用完全合一的语言沟通，并且我们用这语言说话的时候，再不会是为了来犯罪，乃是用来永远赞美为我们降下来拯救我们。 上帝，感谢主，阿门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阿门。